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随着苏军一波接一波的攻势，到了四四年九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纷纷脱离了轴心国，不跟希特勒玩了。这么一来，西线英美盟军就坐不住了，不能让斯大林摘了所有的桃啊！这对战后咱们在欧洲争夺话语权太不利了。于是呢，罗斯福、丘吉尔就都开始向将军们施压，让他们想办法加速进军。 之前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苦战了一个多月，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防线，还包围消灭了大量德军，一路解放了巴黎。但这之后仗怎么打，英美就又有分歧了。英国这边，蒙哥马利说：“咱两国军队要团结一日，这样呢，一共四十个师的部队形成一个强大的拳头，往哪儿打呢？往北方的安特卫普和亚琛方向。安特卫普是欧洲第一大港口，重要性自不必说。” 亚琛是德国的西大门，从这儿呢可以直捣德国的鲁尔工业区，而布莱德雷和巴顿都不同意。他俩说：“咱们得一路向东，从萨尔进入德国，直插法兰克福，你们英军就掩护我们侧翼就行了。”啊！而且呢，巴顿此时呢其实已经开始往这边前进，双方争执不下。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家之主，谁也不能得罪，只能选一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先以蒙哥马利为主向北进攻，美军分出一个集团军掩护英军侧翼，等攻占安特卫普之后，大家再回来从中路突击跨过莱茵河。这个折中的结果就是没一个人满意啊！只不过现在这时候大家都没好意思大吵大闹。其实这个时候德军在西线的防御无比空虚，所谓的齐格飞防线、莱茵河防线都是靠戈培尔吹出来的，那嘴炮。 是吧？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这么被错过了。所以巴顿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把这件事儿称为我们在战争中犯的最大错误啊。他命令自己的先遣部队一直进攻，用尽最后一滴汽油之后下车徒步前进。八月底就到了马斯河畔，不过呢，最后还是败给了汽油啊。巴顿愤怒的跟艾森豪威尔说：“我的兵可以吃皮带，但是我的坦克必须要加油啊。” 直到一周之后，蒙哥马利占领了安特卫普，巴顿的补给才恢复。但是德军利用这几天时间，大大加强了防御，巴顿的进攻就停顿了。那位同学说：“这个，那蒙哥马利是不是应该开心吗？”不，蒙 y 抱怨的更强烈。为什么呢？他觉得呀，这个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一碗水端平，实际上还是向着美国人，所以我的进军速度一直不够快。 于是，一向保守谨慎的蒙哥马利就制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准备一举突破莱茵河天险。这就是“市场花园”计划。这个计划分为两部分：市场行动是空降部队唱主角，把大量空降兵空投到德国人背后，占领莱茵河上的几座桥梁和据点；然后，花园行动是以英军为主的地面部队向前推进，最终与空降兵会师，强渡莱茵河。 这个行动的最大难点就是要组织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降作战，一共要空降三个空降师和一个空降旅，复杂程度就不用说了。好在呢，这个空降部队啊都是早有准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其实一共策划了大大小小十八次空降，结果呢都因为地面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没有进行，这次总算要玩一票大的了。 按照计划执行“花园行动”的地面部队要在四天之内跟几支空降部队挨个会师，所以伞兵们最多只需要坚守四天就完成任务。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乐观了，所有计划的前提都是德军已经没什么抵抗能力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防止他们炸掉莱茵河上的大桥。可事实远不是这样，经过七二零事件。 希德重新启用了伦德斯泰特元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让他跟 B 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一起加班加点制定出一个新的防御计划。他们根据情报觉得盟军攻击重点肯定是巴顿这边，于是呢把最精锐的党卫军装甲部队调了过去，把另外两个装甲师调到后方一个安全地区休整。结果阴差阳错。 这个所谓的安全地区，正是英军准备空降的阿纳姆市的郊区。也就是说，这帮倒霉的英国伞兵几乎就跳到了德国坦克头上，最后悲剧就被注定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号，史上最大的空降行动开始了。英美空军几乎动用了自己全部家当，包括五千多架运输机、两千多架滑翔机、八千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同时，在三个地方空降了三万五千人、五百多门火炮、两千辆汽车和超过五千吨物资。这天这天儿啊，特别好。行动一开始很顺利，美国第幺零幺空降师一落地就把分配给他们的五座桥全部占领，第八十二空降师也占领了两座桥，并且呢封锁了附近的公路。 但是至关重要的奈梅亨大桥没有占领。这座桥是地面部队进攻的咽喉要道，英军空降兵落地也很顺利，但是空降以后却需要行军很久才能到达阿纳姆大桥。结果刚走了几步就遭遇德军猛烈反击，被困在了半道。直到傍晚才有一个营到达大桥北侧，奋战了一宿也没能拿下大桥。而且英军的通讯设备几乎完全失去了作用。 后来调查是因为这地方蕴含有大量铁矿石，把信号给干扰了。这么一来，空军想支援也不行了，从天上根本分不清敌我。跟空降同一天，地面部队开始了花园行动。担任主攻的是霍洛克斯中将指挥的英国第三十军，他比预定时间呢晚了半天才出发。可是德军已经有了准备。莫德尔元帅刚开始还不清楚情况，紧跟着就接到了报告，说有英国伞兵。 要来抓他，所以他被迫带着司令部连续搬了好几次家。这期间，德国人从一架坠毁的滑翔机里拿到了一份盟军作战计划，所以莫德尔一安顿下来，马上就命令在这边休整的装甲师去加强奈梅亨大桥防御，同时派兵从几个方向围堵这些伞兵。第二天，战场云层是又低又厚，导致盟军第二批伞兵和补给都推迟了很久才降落。 这时候的英国伞兵虽然顶住了德军坦克的进攻，但是呢，大部分军官都牺牲了，也没办法进一步行动。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这边情况稍微好一点，他们打退了德军几次凶猛的反扑，保住了珍贵的空降场，终于等来了轰炸机冒死飞到超低空空投的补给。但是两天时间过去，阿纳姆和奈梅亨两座最重要的大桥还在德国人手里。到了第三天黎明。 英国第一空降旅对阿纳姆大桥发动了新的进攻，激战一天，伤亡大半，依然没能成功。第四空降旅试图从另一边突破，但是呢，被德军调来的坦克击退。最倒霉的是波兰第一空降旅，这天下午他们乘飞机过来，一起空投的还有好几门反坦克炮和几辆卡车。结果地上的英军没有守住空投场，他们在大雾中跳伞，还没落地就被德国人射击，几乎直接就失去了战斗力。 这时候，两个美国空降师都跟地面部队接上了头，大家合力再次进攻奈梅亨大桥。大桥几次易手，最终还是控制在了德国人手里。打到第四天，英国空降兵还在死守阿纳姆大桥北面，但是形势愈发危急。德军用大炮挨个建筑轰击，包围圈越来越小。战斗打了大半天，德国人居然还很有风度的、大方的同意停战俩小时。 让英军把伤员送到德国的医疗站救治，然后剩下的部队继续作战，甚至在弹药用尽之后还进行了白刃战。打到第五天，这些英国散兵弹尽粮绝，全部当了俘虏。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比计划呀多坚持了一倍的时间，牵制了大量德军。为了纪念他们的英勇战斗。 战后，这座大桥被重新以第二空降营营长约翰·弗罗斯特的名字命名。英军第一空降师其余的部队都龟缩在一个叫奥斯特贝克的小村子里。虽然几次打败了德军进攻，不过想突围是不可能的了。这天中午，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从乃梅亨大桥附近的河上发起强渡，他们用的是不太熟悉的英国橡皮艇，滑得特别慢。 就成了德国狙击手的好靶子，伤亡过半才攻上对岸，所以这个地儿被美国大兵称为“小奥马哈”。只有南面的幺零幺师死死守住了阵地，这才避免了被前后夹击的这个悲剧。又过了一天，德军开始进攻欧斯特贝克村，遭到英军顽强抵抗，边打边撤。四天之后，终于勉强撤了出来。市场花园行动随之宣告失败。短短九天的这个。 战斗当中，盟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超过一万七。其中最惨的是英国第一空降师，空投过去一万零六百人，最终回来了两千三百九十八人。所以，阿纳姆大桥就被称为“遥远的桥”。后来那部经典电影的名字也是从此得来。可惜，这座无数人为之牺牲的大桥并没有存在多久。几天之后，为了防止德军从这边增援，美国人用轰炸机炸毁了它。 美国两个空降师一共损失了将近四千人，但而且呢，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再进行过空降作战，可见这个心理阴影面积之大。相比之下，德军损失不算大，总共伤亡八千人。莱茵河天险直到四五年三月才被攻克。这次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计划制定的太糙。那比如阿纳姆大桥，其实在它下游不远啊，就有一处渡口。 有渡轮可用，可是盟军对此一无所知，还是一门心思跟德国人在大桥死磕。这次失败让盟军的进攻整体停滞了下来，这一停顿就是仨月。那先于苏联人打进德国腹地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所有人都认为是苟延残喘的德国人，居然酝酿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 希特勒为此生生拼凑出了将近三十万人，可谓把自己的棺材本儿都掏出来了。那他准备从哪儿进攻？德军能不能像四年前一样横扫西欧呢？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